双方拼得正激烈，卢汉文的刘云突然跃起，背身一剑挑出。只见剑影缤纷，还未直接触及对手，刘小别飞刀剑身遭的尘土就已经被击飞而起。落英式。卢汉文使出的这一技能，赫然是提升七十五级等级后剑客职业新开的技能。目前距离资料片更新也刚刚一个月。 算上练级到七十五级的时候，那学到七十五级技能的时间就更短了。玩家可以迫不及待地学到新技能后就到处试用，职业选手却不会这么随意。私下娱乐倒是无妨，但在正式比赛里，还没吃透的技能谁敢轻易使用？还没有融入自己攻防体系的技能，那使出来很可能就是一个生硬的破绽。 全明星周末当然不是什么正式比赛，尤其是新秀挑战赛，无人计较胜负，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场挑战赛里，两位选手就纷纷有用到新技能，而且看起来也没见有什么声色职业选手对于新东西上手，当然比玩家快很多，只不过因为追求百分百的掌握，在使用方面才会更加慎重一些。 在以秀为主的比赛里，用一些不成熟或是试验中的打法，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可是卢汉文和刘小别这一场，从开始卢汉文的挑战宣言开始，就好像有种不同寻常的意味。新秀挑战赛哪有人说决胜负这种话的？果不其然，两人开打后态度都是非常认真，像是在打职业联赛一般。 一直没有人用过新技能，但是此时此刻，卢汉文赫然一个落英式的操作，流云技能出手，巨剑掩影，卷起缤纷剑意，瞬间朝飞刀剑袭去。啊！这是落英式七十五级新技能，这两人交手到现在还一直没有使用过新技能，可见这两人对这场对决的态度。 但现在，七十五级技能终于是从卢汉文的手下操作了出来，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主要是关心蓝雨、关心这位选手的观众朋友恐怕都清楚，卢汉文是在资料片更新之后的首场比赛中就大胆使用新技能的人，放眼整个职业圈仅此一人。所以我们一直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少年，总是出人意料。解说的嘴皮子是极快的，但再快也架不住他话太长。 这么长串说完，场上流云和飞刀剑早已经几个技能交换了。何止落英式？落英式之后，接着流星式、破空式，两个同样是七十五级新技能。荣耀的设定，每个等级阶段新增的可未必是一个技能，尤其是从五十五级开始，因为从这里开始的每一次提升都是游戏的一个新篇章。 内容要尽可能的丰富，只是新增一个技能也未免太单调了，所以经常是新增数个技能。剑客职业在这次七十五级的提升中，就一次新增了四个技能，都是以“势”为名，落英式流星式破空式都是其中之一。卢汉文是完全的新技能，展开了一轮攻势。 解说员虽然因此而兴奋的呐喊，但从场上来看，三式新技能的效果似乎并不是很好，并没有帮卢汉文抢到什么主动。啊！解说员又在此时一声惊呼，卢汉文的流云三式剑诀用过后，刘小别的飞刀剑出招反击，使出的技能赫然是剑客新增四式剑诀中的卢汉文没有用到的那一式——回风式。 剑尖一挑，所汇集出的剑意不是朝前汹涌的刺出，却是从外向剑尖处汇集而来。地上卷飞而起的灰尘，很好的表现出了这一技能的发力。卢汉文似乎意识到了不妙，连忙操作刘云转身防备，却终究还是迟了。这记倒行逆施的剑诀，竟然是从刘云的身后袭来，在他转身的同时，就已经击中了他。 于是这一击造成的效果不是将目标轰开，反倒是将目标击向了攻击者这边。身子不由冲出的刘云连忙再度转身，一剑架住，正好攻击招架了刘小别攻来的一剑。现场一片掌声。这卢汉文视角背对飞刀剑，但是让刘云转身这一剑的招架居然如此准确，什么叫精彩？这就是了。 这招架连刘小别也稍感意外，但是却不至于打乱他的攻击计划。早在回风市出手时，他就已经拟定了此时会如何攻击。一箭不中，还有后手。刘小别的手速陡然提升了一个档次。他在别的方面寻求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他这难得的天赋。手速始终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各方面的进步，最终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他的最强项，将他手速的作用完全的发挥出来。或许全场用那样的手速不失误的战斗，刘小别还无法做到，但是一波短程的爆发，经过两年的积累，经过一个夏天心无旁骛的苦练，他已经完全可以驾驭了。哇！在无数人的惊呼声中。 璀璨的剑光彻底将战局点亮。曾经走过弯路的刘小别已经破茧重生。上赛季他就已经拿到了单挑王的奖项，狠狠地重新证明了一下自己。如今他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苦练，经过这半个赛季的洗礼，如今的刘小别比起上赛季更加强大。 单挑之王这种单项奖他已经无所谓，他所追求的是更高的目标——剑圣。这个非官方颁奖，但却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真正剑客第一人的荣耀称号。那才是刘小别所要追求的目标。眼前的卢汉文是个不错的新人 但是，这不可能是刘小别期待战胜的目标。幻影无形剑，大招出手。若论技能的单向输出，七十五级新天的四式剑诀没有哪一个的伤害是超过幻影无形剑的，所以幻影无形剑依旧是剑客的最强输出技能。而且，因为新的等级上限，技能等界也将提高一个空间。 幻影无形剑的威力也比过去更为强大。然而，此时更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这一点。十五剑！随着解说员的一声惊叫，所有现场观众抬头望向了半空的电子屏。因为有了全息投影，所以现场转播的电子屏已经不用再负担转播重任，更多的是一些精彩回放。 现场的观众抓拍，以及一些及时的技术统计等等，当然，还有选手们在比赛中的交流，这也是很多观众超爱的东西。但全息投影没办法展示出来的，总不能在人头顶打蚊子泡吧？那对于立体成像来说，太破坏场面了。此时，所有人抬头望向电子屏。 赫然看到的就是刘小别的操作下飞刀剑这一记幻影无形剑的技术统计，十五剑。这是这技能凭操作打出的连击段数，而在这之前，联盟中的职业选手所能达到的最高记录是十三剑。刘小别此时一下子将记录提高了两剑，这是全凭手速做到的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方法。 现场在一片鸦雀无声后，突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激动的差点连眼泪都飙出来了。这里可是微草的主场，没有人比他们更支持他们的选手了。幻影无形剑十五剑，这是哪怕黄少天也做不到的事情吧？但是他们的选手刘小别做到了。 就在蓝雨的剑客向他挑战的比赛中，完全做到了。卢汉文的刘云最终倒在了幻影无形剑的最后一剑。他出场时引人关注，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他不再是主角。这场新秀挑战赛帮刘小别再一次助长了人气，哪怕卢汉文是一个新秀。 但人们同样记得他已是全明星。再同样的十五剑的幻影无形剑，货真价实，谁不服？谁来耍一个试试？厉害啊！就连叶修对于这突破极限的操作也不由赞叹一声，伸手鼓着掌。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能出多少剑？回去也拿个剑客试试。唐柔嘟囔着。 喂，你呢？如果是你，你能出多少剑啊？陈国问叶修。看情况了，极限，没试过。我试过，最多出七件。哼，哎，你的水平啊，就不要拿出来秀了吧。找死啊你！陈国郁闷，他真是太大意了，居然在叶修面前说这个。 在一边的包子，此时却在不住的摇着头。 <laughs> 怎么了，包子？你能出更多剑吗？陈果笑着问道。哎，我觉得啊，十五这个数字不是很好听。包子叹息着。比赛结束，刘小别以一个精彩的爆发获得了胜利，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 新秀赛打出这样的关注也是十分难得了。投影的画面正在褪去，不过不是突然一下就闪没那样，而是一种从外向内一点一点湮灭的感觉。全明星周末嘛，什么都要搞得华丽。结果就在这时，还未离开比赛的飞刀剑突然又是一扬手，手中银武流魂凌厉的刺出。 所有人还在不解这个冲动，场面的湮灭已经走到了这里。飞刀剑的身影转眼消失不见。少数有心人却是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朝着方才飞刀剑刺出的方向望去。而场馆正中的电子屏此时更是重放了飞刀剑方才的那个动作，再跟着画面一切。 移向了这一箭所指的准确位置。蓝雨战队，黄少天。